沃托中央区，第一太阳发生日全食，巨大的天体阴影飞过，一口一口地吞下了第一太阳。一片阴霾的天空下，是沃托死寂的满地疮痍。 帮您确认沃托难民返回天使城要塞的时间表。嗯，没问题。反馈给难民安置处，让他们按这个时间表准备撤离。是。仪容不整，白银酒的内勤扣一分。还有更不整的，我去洗个澡，门就不关了。 找我什么事儿啊，李大教导主任？联盟军和各地中央军也会在近期离开，稍后把时间表发给你。交接工作繁重，运送沃托难民的任务将由白银一协助你们完成。哎，送走他们，我就可以放假了是吧？老娘十七年没休过年假了，好不容易把统帅盼回来今年还是多事之秋。偌大一个第八星系，居然没有人听说过我千人斩的大名。 图兰将军声名远播，联盟军后勤部门某某少将，第三中央军两个上尉，第六中央军某秘书长，秘密人员若干，其中甚至包括了一名性别特征不太明显的女士。到第八星系之后准备找你讨债，暂时被我以白银九驻扎前线拦住了。啊，真的假的？喂，我说，你要不要收敛一点？ 新文化出品，《晋江文学城》，Christ 原著，《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残次品》第二十期。今天是个伤感的日子，我们不仅要送别在玫瑰之心战役中英勇牺牲的战友。 也要送别来自各大星系的盟友。一天之内要面临两次离别，不免让人难过。不过，能再一次看到全人类统一战线，携手并肩抗击顽敌，也着实令人欣慰。眼下的联盟破碎殆尽，但希望仍存。每一位站在这里的。 守卫各星系家园的，听到自由联盟军之歌的，都是人类的希望。由联军组成的远征队将奔赴第一星系，清扫最后的安全隐患。第八星系也将作为人类的大本营。一号避难所撤离完毕，号三号避难所撤离完毕，四号避难所撤离完毕，白熊矿准备完毕，输送准备完毕，再牵引准备完毕，全体出发。 那架重甲是哪个星系的？怎么飞那么慢？好像是第六星系的。他们在干嘛？伊丽莎白·卡拉图兰是个世纪人渣。哟 <laughs> 呵，白银九全体，敬礼！敬礼！诸位同仁，一路顺风。 大家可以看到，各星系盟军已陆续离开。沙白卡拉图莱是个世纪人渣，图 <laughs> 莱这个淫魔 <laughs> 还飞吻。哎，你说老大会不会关他禁闭啊？啊！笑个屁！起来做正事。龙渊带着一队人工智能机甲来到玫瑰之星附近，通知我们天使城要塞的基础设施已经调试完毕，做好迎接居民准备。由于目前第一星系仍有少量芯片人流窜，龙渊询问我方是否需要帮忙先清理航道。 这么温馨吗？是啊，他们炸沃托的时候，可没见这么顾念人权。通知那边小心戒备，外围重点防御，不要让他们靠近玫瑰之心。魏队长，我们拒绝了龙渊的帮助后，他已经率部离开了。不错，将军决定离开白银要塞之前，让我们两个保存好他的推荐信。如果未来发生什么变故，就由我们来做联络中心。 因为伍尔夫元帅会是联盟最后一个守护人，因为联盟是他们这一代人一手建成的，他会战斗到最后一刻。你现在还相信他吗？他毁掉白银要塞，引海盗入侵联盟，借刀杀人，逼迫底巴星系封闭。死后还把自己变成可怕的人工智能。在这一切之后，你问我还相不相信他？ 我们和人工智能之间迟早有一场战争。百年后，休伯特·伍尔夫的名字会因为反人类罪被钉在耻辱柱上。可是，可是陆逊将军和统帅都曾经当过守护神，也都曾经被扣上过反人类的罪名，还反复几次。 罗松，虫洞区有动静吗？还没有。这都第八天了，按理说应该过来了呀。虫洞区检测到剧烈能量波动，联军和难民要过来了，做好对接准备。是。魏队长接到前线消息，大批人工智能机甲突然开到了玫瑰之心外围。八天都没有动静，偏偏这个时候来。这些人工智能怎么把时间踩得这么准？就像拿到了内部时间表一样。 给银河城指挥部传信。是，杨将军，对方要求我们立刻交出藏匿的生物芯片和芯片人。把通讯接过来。虫洞里的人还没全部过来，先不要激怒他们。嗯。请立刻交出藏匿的生物芯片和芯片人。芯片都已经销毁，芯片人在押。龙渊，你们要战俘，我说了不算。还请拿个外交文件给我，我要回银河城请示上峰。我们要的不是自由军团的战俘。 我们要藏匿于第八星系的芯片人，收到对方发来的视频文件，打开。陆总长，最后一站里芯片人的精神攻击对你无效。我操！这他妈是？参数发给你，这是很重要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你身体里的那枚芯片。交出芯片人！交出芯片人！ 长，联盟十大名机甲军团把玫瑰包围了。陆总长是芯片人，这不扯淡吗？你们如果想借机入侵第八星系，不要找这样的借口。第八星系是歼灭自由军团主力的决定性力量。你说我们的行政长官是芯片人，那他为什么会不受自由军团控制影响？难不成你想说林静书是自杀？你们人工智能编的瞎话都这么随便吗？ 还有这不知从哪儿合成的视频，不是合成的。视频不是合成的，白银三应该看得出来。你们为什么不派人看看哈登博士的电脑？这几张人体扫描足与体检报告是从哈登博士电脑上获取的啊，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吧？他们入侵了第八星系内网，真的有芯片？这，这不是正常人的急症。 林静书是利用生物芯片构筑等级森严的重组社会，但仅仅通过这个事实，你就能推导出注射芯片一定会被人控制，没有被控制的一定不是芯片人。这个结论，杨将军，我认为你的逻辑不太严谨。哈登那老头总跟例行检查似的定期拜访陆总长，每次去办公室找陆总长，他都能隔着门听出是我的脚步声，还有在玫瑰之心。 他说自己是空脑症，一个人扛住了整个联军的精神网，就算是老大也撑不了多久。还有，他从来都不知道累。托马斯，啊，你在想什么呢？龙渊，你们提交的证据，技术部门正在核实。如果确认属实，不用你们动手，我们也不会允许一个非法芯片人掌握政权。交出，把资料发过来。白银三技术鉴定最多半个小时，你们连半个小时也等不了吗？可以，半小时以后。 你们要交出芯片人？你干什么？万一……哎呀，难道你真要把陆总长交出去？你不想活了吧？就算陆总现在立刻从第八星系走，最短也要一周才能穿过虫洞通道。让他们等一周，联军预计能在四十八小时内到齐，误差不超过一天。在玫瑰之心，联军这么多方势力联手，打起来不一定谁怕谁。这些人工智能本来就是不稳定因素，正好绝了后患。到时候虫洞清空，我们直接封闭。 一只苍蝇也飞不到第八星系，没人会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会乖乖在这等一个礼拜吗？装个样子，白银指会得知真相后哗变，逼迫总长下台之类的，看演技了。唉，碳基的人类跟人工智能斗，优势也就只有反复无常和卑鄙无耻了。温队长，中央军先遣部队发来通讯请求，他们已经出虫洞了，接。 杨卫队长，我们收到了一个监控拍摄的视频，陆总长是芯片人。这个视频是截的，其他照片是合成的，这你们也信？但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在联军和难民全部从虫洞出来之前拖住他们。先顺着他们说，请诸位配合。哦，原来如此，我们也说，陆总长怎么可能是芯片人嘛？我说你，白银三说是假的，就是假的。 你说盟友是相信我，还是相信那些机器人？但如果是真的呢？是真是假重要吗？不重要吗？重要。但是还有比真相更重要的东西。兄弟，麻烦你想一想，堂堂联盟元帅乌尔夫能借刀杀人，差点把统帅逼死在七八星系交界，同时又重创反乌会。时隔十六年，统帅和那个霍普都重新出现了，可不是照样缄口不言吗？ 如果不是林静书，你想说，如果不是林静书又掀起腥风血雨，那么这个秘密会永远淹没在世界和平里。可这不是如果，一切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必然联系。真相有时不够好，但是别说了，这事不需要讨论。通报银河城指挥中心，让陆总做好准备，准备哗变。是。 陆校长，收到四小时二十分钟前从玫瑰之心传来的加急密报。陆总长，最后一战怎么？芯片人的精神攻击对你无效。你自己看一下吧。把那场战争的这是很重要的。站住！通知安保部门，立刻派一队护卫到哈登博士那里，务必确保他的安全，隔离他的私人电子产品，屏蔽他居所附近所有的信号，暂时取下他的个人终端。 温和一点，不要吓到老人家。是陆校长。这七道魔咒般的刻痕，要应验了吗？一个人欠的债，是不是都要还的？这就是我的宿命吗？还好，罗松处理的不错。 各星系中央军联盟军马上就到玫瑰之心，白银三守门，白银四随行。等虫洞通道里的人一离开，我们立刻封闭地巴星系。战龙，叫自卫军各部门负责人到指挥中心开会。白银一和白银九，前线加强防务。远程先生，陆校长，你们也许想先看看这个。我们拿到的病例中记录，陆总长曾与携带变种彩虹病毒的感染者近距离接触，却没有丝毫感染迹象。 据可靠消息称，陆总长身体携带的遗传基因并非同一条。目前，陆必行本人尚未回应。刚才有不明黑客黑进了银河城新闻大楼，我已经通知了工程部门和安全部门紧急介入，但恐怕已经传播出去，难以遏制了。也未向公众发布任何声明，本台将跟踪报道后续情况。杨将军，真实性得到白银三确认了吗？这不是自由军团的那种芯片，这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你们为什么会知道芯片功能未知？至于消息渠道，我方将在逮捕芯片人之后公布。我们这么多年出生入死是为了什么？还以为第八星系这个从未被芯片染指过的地方会是我们的最终堡垒。这是在演戏还是来真的？没想到又是一场骗局。我的感应呢？帮一个芯片人攻打另一帮芯片人，还觉得自己是在拯救全人类。 怎么有那么多人一厢情愿，想让全人类跟着他自己的意志进化？杨将军决定站在我们这边了。吗？我已经秘密致信虫洞通道另一侧的白银一和白银九，他们会派人到银河城秘密搜索哈登博士的私人电脑。如果情况属实，白银十位绝不可能为这种人效力。虫洞区能量波动，又一批先遣部队即将到达。密切监视人工智能军团的一举一动，将军，他们收起了炮口。 暂时没有开火的迹象。二十四小时，二十四小时内，你们要把芯片人交给我们。可是二十四小时无法穿过虫洞通道。我们要他二十四小时内被逮捕的切实证据。你们要把他送进虫洞通道，不要耍滑头。我们有渠道查证。第一和第八星系中间隔着一个虫洞，时间不同步。 所以，人工智能伍尔夫不可能在第八星系放一个分身，最多是通过某种方法黑进了第八星系网络，操纵几个摄像头而已。在自己家里骗过几个电子眼还是不难的。可是，四十八小时，熬过四十八小时，我们就赢了。可是，如果陆总长真的是芯片人呢？用谎言能解除危机，然后呢？ 真相真的不重要吗？统帅，总长，这边。戴尔，外面什么情况？你们的居住区上空已经被媒体机器人包围了，轨道车附近也到处蹲满了。我方才让人在银河城指挥中心的空间场屏蔽网络上开了个后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建议我们现在直接走空间场，可能会有一点不舒服，可以吗？死不了，走。我看到他们了，别看了，先上场。所谓女娲计划是否从彩虹飞走？ 您是否承认私下里进行过彩虹病毒实验？总长，统帅，指挥中心到了。你没事吧？ 陆总长，我我知道他们说的都不是真的，我相信你。多谢星人，我我我是摩拉星人，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独立纪元第四年底，我们星球的恒温系统在内战中损坏，我妈妈被活活冻死，是您亲自带着工程队，冒着被反政府武装追杀的危险，修好了恒温系统。我我想告诉您，我是因为您才报考军校的。 我还在指挥中心偷拍过一张您您的照片。偷拍总长，我我我，对不起，有出息。我知道这是违规的。你是哪个队伍的？一会儿跟我去找你们老大聊聊。啊，赖尔，别吓唬他。给我加个好看点的滤镜，就不用写检查了。怎么样？ <laughs> 是总长。光天化日之下。 跟一个小青年眉来眼去的，你是当我死了吗？好东西都抢手，谁让你不赶紧写名字的族长，我代表摩拉星一亿三千万幸存者站在您身后。嗯，那你现在有一百零一亿三千万个支持者了， <laughs> 一百亿又是从哪来的？我。 我就是一百亿。要是谁有不同看法，欢迎随时找我面谈。他们通过某种途径渗透到了第八星系，把女娲计划的来龙去脉全都公之于众了。一开始给我们的视频和报告都是简化版的幌子，连盟友也相信是伪造的。我们居然被人工智能给摆了一道。 觉得机器人不懂变通的思维定式，真他妈的是地球时代的上古遗毒！联军和沃托难民还有多少卡在虫洞里？一半左右。杨将军，第一星际基地、第二、第四星际中央厅都收到了消息，再向我们求证真伪。添什么乱？这时候就别问了，全体警戒！整个智能军团向联军开火了！白银三向前推进，挡住他们！我们的旗舰中弹了，怎么回事？向扩张，建立自己的机械帝国。这人为什么？ 别吵了！你们想被机器人困死在第八星系吗？接通对敌通讯，我骂几句。你们想办法破解对方的通讯网络，干扰他们内部通讯。是。龙渊，约定了二十四小时，你现在开火是什么意思？要不要脸了？根据星际惯例，口头约定并无法律效力。狗屁的星际惯例，你自己杜撰的吗？并不是，杨将军，我查阅了军委档案中所有涉及口头约定的案例。 记录在案的总共一千六百三十四次，其中仅有五百零六次双方遵守了口头约定，因此，我们认为打破口头约定是星际惯例的结论并无不妥。而根据最新评估，我们认为贵方先动手的概率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只好先行开户，请见谅。这玩意儿还有大数据支撑，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黑历史记录的这么详细啊？芯片人在第八星系。 我们将前往第八星系，亲自消灭可怕的芯片技术，以破解对方通讯加密。我们释放的信号干扰，暂时让人工智能的内部通讯网络瘫痪了。白银三反攻，第一星系联合反攻，星系反攻，星系反攻。 <laughs> 作战时歼灭敌军机甲，叫歼灭有生力量。呃，我们这又叫什么？打碎一架，还有更多。 <laughs> 这种时候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拖吧。 联军全体到齐，船行虫洞区有一定随机性，他们有可能提前到，有可能后拖。如果剩下的人恰好都能提前赶到，就有转机。那如果后拖呢？一天、两天，不知道多久，我们这些人不可能撑得过四十八小时。哼， <laughs> 历史又开始掷骰子了，咱这次又会砸碎谁的脑壳？你撑不过去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办，能怎么办？如果联军主力还在虫洞里，人工智能就能先行突破玫瑰之心的防守。我们是打碎虫洞通道，把人工智能军团和一多半的联军一起卷进时空乱流，还是任凭他们进入第八星系？下一地反斗军准备冲锋！ 我再强调一遍，你们机甲上两人为一组，一个携带芯片的驾驶员，一个医疗兵。偷袭成功后，医疗兵尽快帮驾驶员取出芯片。如果他被芯片人反控制了，你要上别的激光枪。不用我多说了，出发。我以前是个园艺设计师，你呢，艾丽莎？宿舍管理员。那你会杀死我吗？ 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取出你身上的芯片。出 <laughs> 发前都这么说呢，但是大多都来不及。我们会有好运的。我有一个儿子，六岁，留在避难所里了。电影里总是说，想想你的孩子，想想你为谁而战，然后主角就会充满勇气。可到我这儿，怎么就不灵了呢？有人做好准备。 马上抵达战场，新兵回复一下脑袋苗条。没关系，有我在。我还是很恐惧，我后悔来这里了。或许我应该开火。我们被伏击了！什么情况？行军路线都是高度保密的，怎么会泄露？的，我们被自己人出卖了。我们被出卖了。也许是队友下不了手，或者是自己不想死吧。 啊！李靖，我不想死，我还有还有孩子呢。放放开我！第三星系的临时芯片研究所被芯片人袭击了，第四星系部分反抗者集体叛变，妈的，这帮胆小鬼，后撤，后撤！ 大量机甲从第一星系各军事要塞开来，汇入人工智能军团。第一星系的武装储备超出诸位想象，他们再铁要无限调用下去。我们这些人的导弹命中率就算高达百分之百也不够打。想个别的办法，不要预警。什么？将军，其实人工智能武装绕过月千里，从飞逃路去入侵，正在靠近我们。那不是林静书偷袭玫瑰之心时走过的。这帮人工智能学得倒快。第二星系中央军特一，我方偷一袭击，加宾的两座城，我们被包围了。 快撑不住了！英雄支援！英雄支援！攻击中央军后方。伯松，你不会是想向第八星系发警报，然后释放虫洞干扰器？还有大半人类联军，我拖的非武装居民，还有随行的白银，再犹豫就来不及了。不送，我来下令，这种事一直是我负责的。虫洞技术支援各部门，我是。 怎么回事？联盟机甲炸毁了我们的技术支援舰，死号！我们和八星系联络的通讯设备也被他们击毁了。你们干什么？杨将军，为了保护第八星系，要斩断虫洞通道，对吗？抱歉，我们不能让你们这么做。闪开！你们知不知道第八星系有多少天然行星，有多少人？可是虫洞通道里有联军主力，我们的战友，也有上亿的非武装人员呢。你们知不知道第八星系才刚从内战中缓过来几年？请问第八星系这是当了一回东郭先生吗？ 诸位友军被自己人放弃，在时空乱流里搅成碎片，他们是什么心情？和一整个星系比呢？难道人数少就活该被牺牲吗？这种选择是哪个原始部落的逻辑？那你的意思是选择牺牲多数人吗？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见鬼的选择题？哼，你以为这是学校考试，不想做就交白卷，最多被请家长吗？那么杨将军，联军主力如果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折在虫洞里，其他星系呢？ 芯片肆虐下水深火热的人怎么办？这辈子他们还能等到救援吗？六大星系加起来比第八星系人口多还是少？这又该怎么算？陆队长，程颖带着人工智能冲进玫瑰之心腹地了！都别吵了！白银三侧翼增援，拦住程颖！杨将军，白银三曾经为第二星系战斗过十几年了。 第二理工大学的老校长还给你们写信吗？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做。白银十卫宣誓过守护联盟每一位公民，战斗到最后一刻。但是，但是我们不能看着人工智能入侵第八星系，然后征服全人类呀！好了，博松，现在技术线也炸了，通讯也断了，还能怎么办？既然已经没得选了，大家就都住口吧。 万一我们走运，联军主力能在最后一刻及时从虫洞里出来呢？那万一我们不走运呢？死守，杨将军，我们不做选择，我们战到最后一刻。死守。十大名吧。我们跟他们死磕到底，战斗到最后一刻。好，白银三十五军敌方通讯网释放干扰。是。第二星系中央军冲锋。是。第一、第四中央军两侧夹击。是。一星系边境守卫军殿后支援。是。 两三队，对方反向干扰了我们的通讯之路。大攻当心！他们包团过来了，进主动区了。拦住他！我没事，精神网负责调动，我来开。收环计，收环计，备用武松。通讯频道正在修复，修复失败，后撤。车影过来了，叔叔，快撤！我们已经在城洞边缘，没有退路了。小心轩辕的精神网。 托马斯，二冲锋全部昏厥，卫军甲的机甲失联，的机甲也了，自己人开火，都躲开！寒三指挥舰失控，注意闪避！ 消灭芯片人，征服第八星系。人们苦苦挣扎，慷慨赴死；人们苟且偷生，背信弃义。林静书临死前曾预言：第二个、第三个伊甸园很快会出现。 人类将重新分崩离析。此时，第二个伊甸园尚未出现，玫瑰之心的人类联军已经在绝境中分道扬镳。他的幽灵如果还飘荡在这片人类禁区里，大概要发消。